第五天结束了。我们已经研读过了这部经典第一个章节的每一个部分，也就是观身念住 （ga ya n u a s a n a 检视和观察色身的这个章节。现在，接下来这个章节是观受念住 （vedana nubasana），没有观受念住。 观身念住就不完整。这部经典并不是想要我们，只是玩着一种知识上的游戏。它是阿努巴萨那随欢的，你必须持续不断的去经验实相。因此，除非你感觉到这个身体，否则这个身体对你而言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 这个感受 vedana 在所有四个章节中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当我们进入心和法的时候，你也必须感觉到它们，而不只是玩着任何知识上的游戏而已。在这个传承当中，赋予感受很大的重要性，因为没有感受，就没有三不怎样。 时时彻知无常，没有时时彻知无常，就没有般若智慧；没有智慧，就没有 libasana 内观；没有内观，就没有 s a 巴塔那 a t a n a 四念住，也没有最后的解脱。因此，感受对我们而言是绝对必要的。唯有借着感受，我们才能了解一切事物是如何的升起、灭去。 对于生灭无常，也才能有确实的了解。只有在这种感受的层次上，才能够体会到这种生灭生灭的现象。如果你只是去感觉某种感受，而不去体会到不断升起灭去的特性，那么这就不是时时彻彻无常，不是智慧，不是内观，也不是四念住。 在感受的这个层次上，对于不断升起、灭去的了解了知，是绝对必须、绝对重要的。当你不修内观时，你任何一个所缘，比如说，在第一个章节的观呼吸当中，你观察气息的进来、气息的出去，以这个作为你觉知的所缘，作为你专注的所缘。 你继续不断的在这个所缘上保持觉知，保持专注，将会得到很好的 samadhi，深入专注的定。第一个深入专注的禅定叫做第一个加纳初禅，第二个更深的禅定叫二禅，三禅更深一些，四禅又更深。 而观呼吸的同时，很有可能你也能够感觉到感受，但是你并没有觉知到不断生灭、生灭的现象。接着，从四禅进入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次地定，然后你进入想象，新的想象，仅仅是心，而忘记了所有关于身的部分。 只有这个心不断的扩展、扩展、无限的扩展，这只是定、samadhi、j a n a 没有任何往内观察的智慧。佛陀曾经这样子试过，就在他成佛之前，他跟两位老师学习过，第一位是阿罗奈迦蓝，从这个老师那边学到了七个次第定。 然后到另一位老师芋头家罗摩子那儿学习了第八次地定，无疑的，借着这些禅定得到了不少净化。但是，当他往深层的内在一检查，他发现各种习性反应 sankara 依然在那儿，根植在深处的习性反应。佛陀就称它为随眠烦恼 a n u s a y a g i l e s a g i l e s a 是指不净烦恼习性反应，而 anusaya 的 a n u 是不断的跟随 s a y a 是正睡着的，合起来的 anusaya 就是在最深层的心里面睡着，生生世世继续不断的跟随着心，其中一个睡眠烦恼会在死的那一刻浮现而受生。 再一次新生的开始，而其他的则仍旧继续跟随着。这些就像睡着的火山一般，随时有可能爆发。那个时候，在他内心深处的不尽烦恼并没有完全根除。他说：“我不是解脱的，我不接受自己是解脱的，我必须再找寻其他的方法。”于是。 成就的第八次地定之后，他试了另一个方法，折磨这个身体的苦行。但是借着这种方法，他发现也没有任何成就。之后，他还是持续的观察、探究。他发现了 vipassana 内观，观察呼吸，观察感受。由于对感受的观察。 明了了无常啊！你讲不断的升起、灭去、升起、灭去，他发现了达到解脱关键性的环节，所以他继续不断的在这上面努力。现在关于这些禅定，他已经达到第八次地定的这种专注禅定，他称这些禅定为世间定。logya 讲了。 no g i e 意思是这些禅定的结果仍然只是在这个世间，从这个生命层次到另一个层次不断的轮回流转。但是现在他在这些禅定上加上了内观，加上了时时这只无常，当他加上了对不断升起灭去的体验这些禅定。 就转变成出世坚定 h o gu dara jana，一种能让一个人从生死轮回当中脱离出来的禅定。因为除了能达到专注的禅定之外，涅盘的果实也得到，所以原来的世间定，这种还是不停的在各种不同的生命层次里流转的禅定，就变成了。 出世间定，能从生死轮回当中脱离出来，这是佛陀对人类的贡献。能够达到这个结果，是由于对感受的不断觉知。因此，感受对我们是这么的重要。现在是观受念珠，vedana nubasana。我们看第二十四段经文。 比丘们，比丘如何就感受、观察感受呢？比丘们，比丘在经历快乐的感受时，他清楚了知，我正经历快乐的感受；在经历痛苦的感受时，他清楚了知，我正经历痛苦的感受；在经历不苦不乐的感受时，他清楚了知，我正经历不苦不乐的感受。 在他执着于快乐的感受时，他清楚了知，我正执着于快乐的感受；没有执着于快乐的感受时，他清楚了知，我没有执着于快乐的感受。在执着于痛苦的感受时，他清楚了知，我正执着于痛苦的感受；没有执着于痛苦的感受时，他清楚了知，我没有执着于痛苦的感受。 当执着于不苦不乐的感受时，他清楚了知我执着于不苦不乐的感受；没有执着于不苦不乐的感受时，他清楚了知我没有执着于不苦不乐的感受。我们如何修呢？我们如何就感受来观察感受呢？ 像就身体观察身体一样，同样的，我们要就感受来观察感受，接着就心观察心，和就诸法观察诸法。那么，什么是就身体来观察身体呢？什么是就感受观察感受？或什么是就心观察心？什么是就诸法观察诸法呢？它的意思是指没有任何想象加进来。 你并不是坐着去想象出一个身体，就好像你以想象的方式去观察一个身体，也不是想象你自己站在外面来观察、检视这个身体，都不是像这样子的。或者说，你想象你自己是在外面来检视在这个身体上的感受，检视你的心，检视心中升起的法，都不是像这样子的。你必须对身体有直接的体验，你必须去感觉。 这个身体，没有人能够离开身体的感觉。这个身体要在身体上去感觉身体，在感受上感觉到感受。一个人必须就感受来感觉感受，没有任何想象，也没有任何推理加入。你必须直接去感觉感受，就这个观点。因此，我们说，就感受观察感受。 vetanasu vetana nupase bhavati ida bhikkhave b h i k k h sukhanga bhava i o s u k h 当一个人惊艳到愉悦的感受时，他明了是的，我是正惊艳到愉悦的感受。然后是 dukhanga bhava dukhanga vedayami tibajana ti，当一个人经验到不愉悦、痛苦的感受时，他明了：是的，现在我正经验着痛苦、不愉悦的感受。如实的观察他本来的样子。a d u k h a m a sukhamma v e d a n a n g vedayamano a d u k h a m a s u k h a m a v e d a n a n g vedayami tibajana ti。 如果一个人正经验到中性的感受，既不是愉悦的，也不是不愉悦的感受，于是他明了，哦，这是一个中性的感受，它既不是愉悦的，也不是不愉悦的。佛陀那时候的语言，当形容身体上的感受时，他使用这些字：sukavedana 是指愉悦的感受，duka vedana 是指不愉悦的感受。 如果是心理层面的感觉，他会说成 “somana s a n 心中愉悦的感受；“domana s a n 心中不愉悦的感受。而这里他不用 “somana s a n 和 “domana s a n 这两个字，他用的 “sukha vedana”、“duka vedana” 和 “aduka masuka vedana”。当然，只有身体本身是无法感觉到什么的，必须加上心的作用。 而新的感觉部分，又是以身体为基础去感觉到感受的，所以要记住，观受念住是必定要以观察身体的感受来练习的。接着，萨弥僧格哇苏康格维达囊格维达亚曼诺萨弥僧格苏康格维达囊格维达亚米提帕迦那帝。如果这个愉悦的感受是萨弥斯不清净的。 他明了这个愉悦的感受，现在是 samis 不清净的。如果这个愉悦的感受是 niramis 清净的，他明了这个愉悦的感受，此刻是 niramis 清净的。这两个字，samis 和 niramis。 在今天的印度话里，niramis 是素菜的食物，samis 则是非素菜的食物。素食的或非素食的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清净的或不清净的。当他说 samis 就是不清净的，当他说 niramis 就是指清净的。感受怎么能说是清净的或不清净的呢？ 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是清净的。例如说，有的正确的内观禅修所感觉的一个感受，虽然它是愉悦的感受，但你不以贪爱、直取其其反应，那么这个感受就能引导你去向净化。以这个意义来说，它是清净的。同样的。 当你惊艳到任何感官上的快乐时，可能会升起某种愉悦的感受。由于感官上的快乐而升起愉悦的感受时，你开始对这个愉悦感受起反应，又去增加更多感官上的快乐，而产生了更多的贪爱，更多的直取。那么，这个非常愉悦的感受对你而言是有害的，是不清净的。 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痛苦流转。这个时候，你并不是在脱离痛苦。然而，即使它是 s m i s 不清净的，如果你只是观察着、看着它，而了解到这就是不清净的，尽管这个习性反应正在进行，你只是观察着。于是，当你观察着时， 你的习性反应变得越来越微弱，你慢慢的从习性反应里脱离出来，而当你发现它是你 r m a m i s 清净的，也是看着它，没有任何习性反应，这时候只有平等心，客观的观察者，你只是观察者，你发现你客观观察的能力一直在进步，这是。 自然的法则，你必须做的只是观察，不用做什么。每一件事情是不断的发生，而你只是观察，你就只是观察。巴加那帝，巴加那帝，是就只是观察的意思。同样的。 当一个不愉悦的感受是三昧，不清净的，而导致不净烦恼，他明了。现在这个不愉悦的感受，我正经验的是三昧不清净，因为我正对他生起习性反应。 同样是痛苦不愉悦的感受，你注意到不对它习性反应，所以它导致清净，这是 nirāmis 清净的。愉悦的感受可能是清净的或不清净的，不愉悦的感受也可能是清净的或不清净的。 你只是如实的接受石像本来的样子。同样的。 这个中性的感受也是，如果它是清净的，就了知它是清净的；假使它能导致清净，就了知它能导致清净。你对它清楚了知。假使它是不清净的，它会导致不清净。你保持觉知，你清楚的了知。哦，这就是会导致不尽烦恼的感受。只是观察着它，在这个之后，你将发现。 在每一个章节，和每个章节里的每一个段落，都会提到的以下这些阶段。现在是第二十五段经文。于是他于内部就感受观察感受，于外部就感受观察感受，同时于内部外部就感受观察感受。因此，他观察感受当中不断升起的现象，他观察感受当中不断灭去的现象。 他同时观察感受当中不断升起、灭去的现象，于是他清楚觉知这是感受，修成了只有了知和只有觉照的境界，超越执着，不再贪着身心世界的任何事物。比丘们，这就是比丘如何就感受观察感受。 感觉到内部的感受，感觉到外部的感受，同时感觉到内部、外部的感受，这些是重要的阶段。在我们的传承里，当我们说阿扎达，是指感觉身体内部的感受。 当我们说巴希塔，是指感觉身体表面的感受。之后，当你精油在整个身体的结构上移动，你能够同时的感觉到内部、外部的感受，而说阿恰达巴 t 塔。有另外一个派别，他们解释阿恰达是指在自己身体上的感觉，巴希塔则是感觉在其他人身上的感受，而阿恰达巴 t 塔。 是指有时候感觉自己身体上的感受，有时感觉其他人身上的感受，接着再回到自己的身体，再接着是别人的身上。我们这个传承并不接受这个说法。像经典里提到的，当你独自在一个树林里或一棵树下，或者在一个小静室当中，你只是单独的禅修。 这么说的话，去感觉别人的感受是不可能的。那些实际在修行的人，他们知道这种说法才是合乎逻辑的。此外，有人还会提出一个论点：有时候当比丘出去托钵时，在那儿他可能经过人们面前，他能够去感觉他们的呼吸，他能够去感觉他们的感受。这种论点听起来。 也并不是十分合乎逻辑的，因为一个禅修者通常应该是目光向下，视线只是两步到四步的距离。一个认真精进的、深入的禅修者，当他走路时，必须是保持目光向下的。他应该不会是看看这里又看看那，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他自己身上。不过，这两个传承不同的说法。 还是一直都在，有这么一种可能：一个人不断的观察、感受、观察、感受。当达到一个非常高的层次时，会有这样的情况产生，就是一个人变得非常敏锐，不但对自己的感受，也对周遭友情、无情的感受非常的敏锐。以这样来说，去感觉别人的感受，当然可能。 但是如果是在一般的情况下，那可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你在修行时要去感觉别人的呼吸、别人的感受，我认为这是行不通的。以自己身体的内部和自己身体的表面这种解释来了解这段经文，还是比较合理的。下个阶段是。 感受不断的升起，感受不断的灭去，感受不断的升起即刻灭去，升起即刻灭去。这些阶段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从哪个章节或段落开始用功，他们是绝对必要的。 你必须经过这些阶段才行。接着，阿提维达那提哇班那萨萨提巴丘巴提达在上一个观身念珠的章节当中，每个段落结束时总是说阿提嘎又的，这是身体，只是身体，只是很多的次原子粒子，只是很多的次原子粒子不断的升起、灭去。 任何的价值评断，才是判断、认知、辨别都没有的。这个三样想运的分别无法再进行作用，因为如果想运在那儿，他又会说：这个身体是动物的身体，这是个男人的身体，或是雌性的身体、雄性的身体，或者是个美丽的身体，或者是个丑陋的身体。你不断的分别这个，分别那个。 但是，当你将内观发展到这个深层的阶段时，身体就只是身体。同样的，谈到感受，最初当你开始修的时候，不管是愉悦的或不愉悦的感受，可能会是清净的或是不清净的，或者是不苦不乐的感受，也可能会是清净的或不清净的。但是，你终究必须达到。 感受就只是感受的层次，没有任何判定、评价，没有想运的分别。而这个觉知必须以觉知感受就只是感受建立起来，然后你必须继续在这个正道上走下去，一直到到达这个阶段。哪个阶段呢？ 只有了知，菩提萨埵摩他耶，只有绝照，无所著着，无所执取，在这个世间，在这个身心世界，不再执取任何东西。这里的“老给”这个字，一直都是身心世界的意思。 这就是一个禅修者，一个内观的禅修者所观察的方式，就感受观察感受。像前几天我们所讨论的，感受扮演的如此重要的角色，我认为这是佛陀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感受是重点所在。 整个自然的法则就是如此。感受就像是一条岔路的路口，从这儿分开两条路，一条路是 “dukkh s a m u d a y gamini patipada”，痛苦继续不断的产生，痛苦之后还是痛苦。而从同样的这个岔路口，另一条路是 “dukkh n i r u d a gamini patipada”。 痛苦得以拔除，不断的根除，根除，直到不再有痛苦产生的阶段。感受扮演了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因为这是佛陀的新发现。不断的往内深入，每当我们升起反应，也就是说产生习性反应的业障，贪爱或嗔恨的业障，我们会产生这种业障，是因为有感觉，有感受。 愉悦的、不愉悦的，或是中性的感受，唯有感受升起的，我们才会起反应。假使一个人没有经验到感受，他可能会以为我并没有贪执，我也没有嗔恨。是的，这个人现在没有贪、没有嗔，但只是在心的表层，在知识的层面上而已。但是在内心的深层，感受还是一直在那儿。 生命当中无时无刻，全身上下、身体的每个粒子都是有某些感受的。一个人在这个心最深的层面，是一直不断的对这些感受升起习性反应的，而且反应的过程是继续不停的。但是，他仍然会有这样的错觉。 哦，我没有贪爱，我没有嗔恨，对外面世间的声音、影像、气味、味道，我不再升起习性反应的。哦，我不习性反应的，太好，我不再升起习性反应的。是的，你现在没有起反应，但这只是在新的表层不起反应，因为当我们的根门接触到任何沉静时，在身体上一定会产生某种感受，而你却漏失这个感受。 当你漏失了这个在身体上的感受，你也同时是漏失的对这个感受起反应的实相。这就是佛陀所发现的。你必须在整个身体进入深层的去感觉感受，不管你感觉到任何感受，愉悦的、不愉悦的还是中性的，你都只是去觉知它而不起反应。当你这个时候不升起习性反应，就是在改变内心。 最深层旧有的习性，这也就是这些根植深处的习性反应的业障开始浮现而消失。这些随眠烦恼、这些深层的业障，就像用凿子和铁锤把线条深深的刻画在岩石上一样。要让这些业障根除，唯有当你经验到这些身体上的种种感受时，不断保持平等心。 不去喜欢和厌恶的心，否则习性反应不断增加的过程只是继续进行着。因此，感受在四念住的修行上扮演着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接下来是下一个章节——观心念住。现在是这个阿努巴萨那随观，这个维 a 萨那内观。 或者说是对心持续的内观。我们看第二十六段经文：，又比丘们，比丘如何救心、观察心呢？比丘们，当心有贪爱时，比丘清楚了知心有贪爱；当心没有贪爱时，清楚了知心没有贪爱；当心有嗔恨时，清楚了知心有嗔恨；当心没有嗔恨时，清楚了知心没有嗔恨。 当心有余痴时，清楚了之心有余痴；当心没有余痴时，清楚了之心没有余痴；当心收摄时，清楚了之心收摄；当心涣散时，清楚了之心涣散；当心广大时，清楚了之心广大；当心不广大时，清楚了之心不广大；当心有上时，清楚了之心有上；当心无上时，清楚了之心无上。 当心专注时，清楚了之心专注；当心不专注时，清楚了之心不专注；当心解脱时，清楚了之心解脱；当心未解脱时，清楚了之心未解脱。一个禅修者要如何就这个心来练习对心的观察？就心来观察心呢？ 意思是说，直接经验到心，你如何能对心有直接的经验呢？如何才能够避免只是对这个心的想象呢？就像，除非你去感觉这个身体，不然你是不能够直接对这个身体有所经验一样。除非在心上面有某些事情发生，否则你也不能直接经验到这个心。 某种念头正在心里头升起，而你观察着，哦，某个念头正在心里头升起。它升起之后又消失灭去了。现在另外一个念头又升起灭去了，就是要这样子才算是观察心。因此，伊达别克贝别库塞拉 i 格瓦杰等格塞拉格格杰等的巴扎那底。 sara g a n g 的 raga 是指贪爱，sara g a n g 则是指心有的贪爱。当心有的贪爱，也就是说，某种贪爱的念头正在心里头升起。他观察着。哦，此刻我的心是一念贪爱心。接着，当这个贪爱心灭去时，现在这个贪爱已经灭去了。 因此，此刻他知道，刚才贪爱升起，现在灭去了，所以现在没有贪爱。现在这个心是个没有贪爱的心，他也这样观察着。谁多生个个谁都生个结，等的不加那的。啥多瑟的多色是嗔恨厌恶的意思，啥多瑟则是指心有的嗔恨。 哦，现在这个心是一念嗔恨心，一个人观察着这个实相，这一念心是嗔恨心。唯得多生的吧，只等；唯得多生的，只等的不夹哪的。当这个嗔恨心灭去了，于是他清楚了知，他观察着。哦，现在的这一念心没有嗔恨。同样的，善无恒的吧，只等；善无恒的，只等的不加哪的。 当这个心充满了迷惑，摩哈是指错误的观念，迷惑、困惑、无知，这些都是摩哈。萨摩哈瓦吉当，当这个心是摩哈，是一个无知的心。于是他观察着这样的事实，哦，现在这个心是充满了迷惑、无知的一念心。 当这个无知的心灭去的，现在这个心没有无知，就叫做 vitamo 哈。同样的，sankhedanga j h e sankhedanga jheda 的 n a s a n k h e d a n g 当这个心变得专注了，当这个心变得安定了，他觉知到，哦，这个心现在是安定的，他并没有太多妄想，它是安定的。 他观察并且接受这个事实，再来。vikitanga vitanga vikitanga vitanga tibaja na ti sankitanga 是安定的、专注的，vikitanga 是散乱的。当这个心是散乱的，它就是 vikitanga vitanga 散乱心。接着 mahagatanga cittanga mahagatanga cittanga tibaja na ti 在那些较深的禅定当中，当一个人想象这个心不断的扩展、延伸，到达无限的范围，这叫马哈嘎，它是如此的大。所以现在我的心是马哈嘎这么的大，而阿马哈嘎正好相反，它不是大的。所以再来才说。 Mahagatva cittanga，哎 m a h t c a n i 然后是，Sa u t u t t a r a n g 意思是指此刻的心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有一些心念是比此刻的心更高、更好的。现在我的心不是最终最高的心。 我的心已经清净了一部分的实相，但还有一些其他的特质还没有达到。这是塞乌达让有上心，所以阿耨达楞巴杰阿提巴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超越我的心了。这个心已经达到最终的目标，最高的层次，无上心。 在禅定当中深入达到专注时，一个人清楚了知哦，我的心是在禅定当中深入的专注。哎，什什么？哎，什么？哎，什么？哎，什么？哎，什么？哎，什么？哎，什么？哎，什么？哎，什么？哎，什么？哎，什么？哎，什么？哎，什么？哎，什么？哎，什么？哎，什么？哎，什么？哎，哎，什么？ 比目瞪个吧，睁个比目瞪个，睁瞪的不家那的，比目瞪解脱的，这个心现在是解脱的，他观察着，是的，现在这个心是解脱的。哎，比目瞪个吧，睁个哎，比目瞪个，睁的不家那的，这个心在束缚当中，它不是解脱的，而现在这个人清楚了知，是的，这个心是在束缚当中，它不是解脱的，接着。 第二十七段经文，于是他就内在的心观察心，就外在的心观察心，同时就内在外在的心观察心。因此，他观察心中不断升起的现象，他观察心中不断灭去的现象，他同时观察心中不断升起灭去的现象。于是，他清楚觉知，这是心。 修成的只有了知和只有觉照的境界，超越执着，不再贪着身心世界的任何事物。比丘们，这就是比丘如何就心观察心，这是相同的部分。在每一个章节中的每个部分或段落，都有这些相同的句子。 内在的心，外在的心，内在外在的心。再一次说，我们这个传承对这一段不解释成自己的心和别人的心。当然，在一个人达到非常高的进化阶段时，他发展出某些心理的超能力，他能知道其他人的心。 但是，现在所处的阶段不是最终的阶段，所以什么是内在的心，又什么是外在的心呢？内在的心是指心接触身体内在的所缘，而心是在身体当中去感觉的，我们叫它做内在的心。当然，心总是在内的，不会出去外面，但是。 如果当这个心是因为外在而来的所缘而起作用，像声音从耳朵进来，心却仍然是在这个身体之内去感觉的；声音从外面进来，和耳朵有了接触，而这个心去感觉它；或者一个形象和眼睛接触，气味和鼻子，味道和舌头，可以触知的东西和身体。 或是外在事物所引起的念头在心中升起，不管所缘是在内在还是外在，整个过程还是在整个身体之内进行的，所以因为这个心和内在的所缘或外在的所缘有关，因而叫做内在的心或外在的心，这就是这段经文真正的意思。再来，又是另一个阶段。 升起，然后灭去，接着又升起、灭去，一刹那、一刹那的升起、灭去。经过了这些重要的阶段，一个人达到了这个境界，他发现啊，这杰的这。 是心，不是我的心，也不是你的心，或是他的心。心就只是心而已。关于这个心，并没有我，没有我的，没有我自己。一个人必须达到这个心就只是心的阶段。在这个心就只是心的阶段，这个绝招建立起来了。 一个人在这个阶段继续精进，直到他达到。这里只有智慧和了知，达到。只有绝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直取的。 前几天有一次，我们谈到了关于一位隐士，一个非常老的隐士住在孟买附近。他走了超过一千里的路程，到达舍卫国去见佛陀。他的生命剩下不多了，只剩一点点时间活着。而且，因为他已经成就了八个次第定，所以佛陀当然必须给他一个合适的教导。因此，佛陀对他说。 看只是看，如此而已。只是看没有多的了，没有评价，没有习性反应。当看的时候就只是看，听的时候就只是听，闻的时候就只是闻，尝的时候就只是尝，触的时候就只是触。所以 v i n a n a 是就只是是，当认知时就只是认知。 全部就这样的，只有当一个人达到这个阶段之后，才能超越身心而到达涅槃的境界，否则是不可能的。要达到这个阶段需要时间，现在你们正在修的，我们所有的人正在修的就是去了解这个过程。那个过程呢？某个事物和某个根本接触了。 所有这些根门都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身体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身体上有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某个所缘和某个根门接触了，是 viññana 的部分就开始认知，哦，某个事物已经发生在这个根门或那个根门了。然后想 s a n a 的部分说了， 哦，这是好的，这是不好的，给予价值评断的。由于这个价值评断开始产生了愉悦或不愉悦的感受，之后这个 sankara 习性反应也开始了。当这个习性反应开始，束缚也开始了，痛苦也开始了。这就是生生世世跟我们在一起不断在发生的旧有的习性反应，新的适运。 这个部分，他的工作只是去认知，但他是如此的微弱，他才一认知其他部分便开始压倒他。想运首先压倒他，接着是受运压倒他，然后才是行运，也就是习性反应压倒他。行运变得更强大了，当世运越来越微弱，这个习性反应的部分行运。 就越来越强大，也就是说，痛苦也越来越强大，束缚也越来越强大。而现在我们所正在做的，就是试着使这个认知的部分、试运的部分越来越强大。当这个试运变得越来越强大，行运就变得越来越微弱，想运也变得越来越微弱。 直到 yavadeva yanamadaya，一个人达到这个阶段，只有世运的认知，没有其他东西的阶段，所有其他的运都停止了，然后达到了涅盘。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些我们讨论过的八个假那八个次第定，成为佛陀之前的乔达摩。 从其他老师那儿学习，而达到了第八次的定。第八次的定称为“没有声音，那声音的飞翔，非飞翔定”。你既不能说有想，也不能说没有想。这个想运已经变得非常微弱，但是你不能说没有想，想还是在那儿，因为想运仍然还在。 乔达摩说，他还没解脱，因此他发展的这个 vedana s a m b a n n y a 实时测知感受的无常变化，他发展的这个初始坚定 l o g u d a r a j a n a 这种能使人从生死轮回当中脱离出来的禅定，发展的 vipassana 内观，而称之为第九次地定，第九个禅定。 这第九个禅定是灭受想定。现在不再有想运了，现在不再有受运了。这就是他如何的走到这个涅盘的最终目标。即使想运已经很微弱的，但只要它还在作用，由于这个想运、行运，还是会不断的习性反应。 习性反应增加的过程依旧继续不停，这些都必须完全的根除，而仅仅是当认知时就只是认知，试运认知时就只是试运的作用。接着，我们来到观法念珠。我们看第二十八段经文，比丘们。 比丘如何就诸法观察诸法呢？比丘们，比丘就诸法观察诸法，以及就五盖观察诸法。比丘们，比丘如何就诸法观察诸法，以及如何就五盖观察诸法呢？比丘们，当比丘升起贪欲时，他清楚了知我升起贪欲；当比丘不起贪欲时，他清楚了知我不起贪欲。 他清楚了知，未生的贪欲升起了；他清楚了知，现在升起的贪欲去除了；他清楚了知，现在已去除的贪欲，未来不再升起。就像我所说过的，观身念住，除非某个东西在这个身体升起，不然这个观身念住是不完整的。而这个身体上升起的东西，就叫做感受。 所以观心念住也是一样，除非某个东西在心中升起，否则这个观心念住就不完整。而当我们看到了贪爱、嗔恨、愚痴、sa ra g a n sa do s a n samu han 这些心态在心中升起的，现在这个心是具有这样信念的心，现在是具有那样信念的心，只有这样。 你才能知道，哦，某个心念在心中产生的，而且灭去了；有一个心念在心中升起、灭去了，因而你能观察着你的心，你能够去经验到你的心，而所有包含在心里面的，就称为法 t a m 们 t a m 是一个含有许多意义的字。 就像许多其他也很难翻译的字一样，这个字要翻译成任何一种外国的语言是最难的一个，因为 t a m 法包括了很广泛的范围，所以我们要先了解这个字是如何开始的 t a m 这个字它的根源出处是 d h a r i a m 所包含的东西。 任何东西所包含的内容就是法 t a m 一切所包括的都算是法 t a m 所以，如果是心的话，所有包含在心里面的就叫做法 t a m 接着是 t a m 进一步的解释：atano sabhao，atano l 此刻。 不管什么已经在心中升起，不管什么已经升起的，这是这个新的内容。现在不管什么已经升起了，它包含了什么呢？比如说，贪爱已经在心中升起，或者是嗔恨已经在心中升起。贪爱包含的是什么？嗔恨包含的又是什么呢？于是有了这样的解释，就是它的特质，它的。 特性，贪婪包含了他自己的特性，厌恶嗔恨也包含了他自己的特性。于是，这个字他们法就开始以特性本质的意思来使用。在印度的一些语言也这样用，不过不是非常常用，只是偶尔用到。就像某个人说：“火的 t a 是燃烧”，意思是说。 火的特性是燃烧。如果火不燃烧，它就不是火了。只有具有燃烧的特质，火才算是火。同样的，贪爱的特玛，贪爱的本质特性就是令人不安、令人痛苦的。这就是特玛本质特性。而 t 达慈悲和嘎鲁纳悲悯，他们的特玛。 就是平静、和谐、安详，这就是慈悲和悲悯他们的特性，他们的本质。现在，他们法开始以这种解释、这种说法来使用，这个字的意义也因而扩大。几个世纪之后，他们被区分为两个部分：古萨拉他们和阿古萨拉他们。 有益的法和有害的法他 a 是特性、特质、本质的意思。a g u 拉 s a l a 有害的 g u 拉 s a l a 有益的。这个新的内容如果产生有害的结果，这个他 a 法对你是有害的；如果结果是有益的，让你的生命变得更好，就是 g u 拉 s a l a 有益的。也就是说。 包含在心里面所有的不净烦恼，像生气、怨恨、恶念、憎恶、害怕、激动的情绪，以自我为中心等等，这些都是阿古萨拉有害的、不净的。而那些属于优点的特质，像慈悲、善意、无我的服务等等，所有这些塔玛法都是古萨拉有益的。塔玛。 这个字可以分为古斯拉特玛善法，或者阿古斯拉特玛不善法来使用。在旧文学里，我们也发现以清净的法和不净的法来使用甘哈特玛和苏嘎特玛，黑法和白法，这些字都被使用着。之后，慢慢的又变成一切有益的。 只有有益的被称为法 t m 而一切有害的则称为非法 a t m 是 t m 相反的意义。因为任何事物，我们带着它、用着它，而能使我们到达解脱的最终目标的，对我们而言就是法 t m 而任何事物是让我们还在痛苦当中流转的。 就是非法，anti-tama。这是从早先的 tama 有善的和不善的两个意思，变为 tama 和 atama，或者 tama 和 baba，善法和恶法。tama 变成只有善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又以不同的方式继续发展。然后，tama 特性。 是指一切事物自然的法则，就像你观察着心里面包含了什么，之后你开始明了这个法则、这个特性、这个实相。当这个心是生气的心，当这个心是爱慈悲的心，你都明了了在心中所发生的。由于这个，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由于那个，就会造成那样的结果。这个自然的法则对你而言，就变得。 越来越清楚了。所以，如果说“他们法”就是心中升起的内容，并没有错；如果说“他们法”是所有包含在心里面的他们的特质，也没错；说“他们法”是自然的法则、全宇宙、全人类普遍的法则，也都对。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接着开始研读《观法念住经文》的部分。 观五盖，尼摩然巴崩，r 摩 n 五盖的部分。当你参加一般内观十天的课程时，你听过关于五个敌人：贪欲、嗔恚、昏沉、掉举、疑惑，这五个叫做你的敌人。但以古代的语言，佛陀当时的话来说，他们被称为五盖。 尼玛瓦那和五个敌人是相同的意思。尼玛瓦那就像一个遮盖帘幕，这个遮帘使你无法看到事物本来样子的实相。当你心中升起的贪爱，贪爱的色彩使你无法看到本来样子的实相。当你心中升起的嗔恨，你不能看到实相，因为嗔恨的色彩已经在那。 同样的，调举、昏沉、疑惑，都将使你无法看到事物本来样子的实相。有个譬喻是这样的：在过去那个时代，并没有镜子，人们习惯在白天从水盆里干净的水面上来照他们的脸。如果水是不干净的，水是泥泞浑浊的，你就无法看到你的脸从水面上反射出来。 或者，如果这个水是有色彩的水，你不能清楚的看到脸；或者水面是震荡不定的，你也不能看清楚。所以这些都是遮障，尼 a n a 以你观察事物本来的实相而言，它们都是障碍。这五盖，我们称它们为五个敌人。只要他们在那儿。 一个人就无法走在不断观察实相的正道上。一个禅修者如何就诸法来观察诸法呢？只有借着经验，没有想象，不是只靠着推测，也不是只靠沉思，而是靠着经验。 这就是一个人如何的练习就诸法观察诸法。这五个障碍，一个人如何就五盖来修法念住呢？一个人如何就五盖来修法念住呢？ 善等哇，阿杰等，伽玛强等，善等当此时，阿杰等内在伽玛强等，一个对感官上的快乐所升起的贪爱。阿提米阿杰等伽玛强都提巴加那提，一个人只要去接受当下的事实，现在有一个对感官上的快乐所升起的贪爱。 当这个贪爱升起时，你只是觉知到有一个对感官上的快乐所升起的贪爱。每当没有像这样子的贪爱升起时，他清楚了知哦，现在我的心中没有对感官上的快乐所升起的贪爱。 不管是什么情况，从一刹那到一刹那，每个当下，你只是观察着它本来样子的实相。当有了贪爱，你只是觉知到有贪爱；当没有贪爱时，你也只是觉知到没有贪爱。接着练习内观，你观察着事物的升起，它们不会永久的停留，它们不是永远不灭的，它们升起了，迟早会灭去的，所以。 他爱的心也一样，他升起了，迟早也会灭去。萨摩达耶巴耶他玛努巴西，不断的生灭生灭。一个人观察着这样子的实相。耶塔切安努潘那瑟卡玛 Chandas Upadu Hoti Tanspa Janati。耶塔切当安努潘那瑟卡玛 Chand。 正躺在非常内在的深处，不曾浮现到表层的这种对感官上的快乐所升起的贪爱，现在一个人不断地看着这些贪爱浮现到表层。哦，他们升起了。 这种贪爱的不尽烦恼，当它一浮现到表层，而你只是观察着，这些不尽烦恼就一层一层的被根除，把它那个后的根除这些不尽烦恼的，然后，这些被根除的贪爱，阿耶顶安努巴多后的等者巴迦那的。 一个人达到这个阶段，过去所积存的贪爱的不净烦恼，一块一块、一层接着一层的根除扫尽。这个人达到所有的贪爱，过去所积存的贪爱都已经去除的阶段，而任何已经去除的都不会再回来。当一个人到达阿罗汉的这个最后阶段，所有的贪爱，过去所积存的不净烦恼已经去除了。 不会再回来，因为不断产生贪爱的旧习性已完全改变，而经验到了完全解脱的阶段，再回到感官的时间、身心的时间，这个人不会再产生任何贪爱的习性反应的。这就是在这所指的最后的阶段。他就不那一切都完全根除了。 现在贪婪不再升起的。接着第二十九段经文：当比丘升起称会时，他清楚了知我升起称会。当比丘不起称会时，他清楚了知我不起称会。他清楚了知未生的称会升起了；他清楚了知现在升起的称会去除了。 他清楚了之现在已去除的称谓未来不再升起同样的三当个阿提米啊加当阿提米阿提米啊加当提米加当提米个吧吧登阿提米啊加当个吧吧登阿提米阿提米啊加当阿提米阿提米啊加当提米加当提 在此刻，哦，不再有嗔恨心，它已经消逝灭去的。在这里，说明了整个内观的过程。过去一直在内在深处没有升起的嗔恨心，像睡着的火山，现在它们已经开始浮现了。

那些嗔恨心完全被根除了，现在他们不会再回来的。即使你以为嗔恨心已经根除了，但是除非一个人已经到达最终目标，否则都有可能再产生嗔恨心，只因为旧有的习性仍然还在。因此，嗔恨心还会再度升起，重新再升起。 不过，一旦你达到阿罗汉的究竟解脱，整个旧有的习性就改变了。对于一个阿罗汉而言，要在产生贪爱或嗔恨是不可能的，其他的也是一样。现在看第三十段经文：当比丘升起昏沉和睡眠时，他清楚了知我升起昏沉和睡眠；当比丘不起昏沉和睡眠时，他清楚了知我不起昏沉和睡眠。 他清楚了知，未生的昏沉和睡眠升起了，他清楚了知，现在升起的昏沉和睡眠去除了；他清楚了知，现在已去除的昏沉和睡眠，未来不再升起。昏沉，新的昏沉，身体的倦怠想睡。 现在没有昏沉。这些位于内在深处的昏沉的习性反应，现在它们已经浮现。这些位于内在深处的昏沉的习性反应，现在它们已经浮现。 哦，他们正不断的被根除。现在他们不会再回来了。再来是第三十一段经文：当比丘升起吊举和后悔时，他清楚了知我升起吊举和后悔；当比丘吊举和后悔不起时，他清楚了知我不起吊举和后悔。 他清楚了知未生的吊举，然后悔升起了；他清楚了知现在升起的吊举，然后悔去除了；他清楚了知现在已去除的吊举和后悔，未来不再升起。这个内在的吊举不安，他接受这个事实，内在有吊举不安。 现在不再有调举不安，他们已经消逝灭去了。那些位于底层不曾升起的，现在已经开始浮现上来。 耶 thag uppannas uddhacchukkuccas pañanga huti dant p a ñ a n a t 他们将不断的被连根拔除。耶 thag pahe nas uddhacchukkuccas ajeti anupadu huti pañanati，那些被连根拔除的钓具不安不会再回来了。接着第三十二段经文。 当比丘升起疑惑时，他清楚了知我升起疑惑；当比丘不起疑惑时，他清楚了知我不起疑惑。他清楚了知未生的疑惑升起的，他清楚了知现在升起的疑惑去除了，他清楚了知现在已去除的疑惑，未来不再升起。三等阿巴阿迦等维切给称阿提美阿迦等维切给恰提巴迦那提疑惑。 怀疑的态度、想法已经在心中升起。此刻没有这样的疑惑了。那些稍早没有升起、位于内在深处的，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升起。 那些在比较深处的疑惑，现在已浮现到表层，他们正被连根拔除。所有那些已经根除的疑惑，永远的被根除了，他们不再回来的。再来又是相同的部分的。

看。唯他妈的波斯巴，达美苏比的，灭去的。三摩地唯达玛那波斯依巴，达美苏比哈特一刹那一刹那快速的生灭。现在，当你讲到这些法，有一件事情是觉悟的圣者所了解的，这是个事实，不是这个人所创造出来的某种东西，只是自然的法则。 当任何事物在心中升起，他开始借着身体上的一个感受来呈现。当心中升起的法不断的酝酿时，就开始以身体的感受来呈现。心中升起的法，即使只是轻微的一个想法，都不可能不在身体上升起一个感受。当这个感受升起了，禅修者观察着这个感受。 感觉这个感受，那么他就是正确的在用功，否则又变成了一个知识上的游戏了。哦，现在生气已经在心中升起，这是生气，生气，生气。哦，现在生气已经消失灭去了。哦，现在激动的情绪已经升起，激动，激动，激动。现在它又消失灭去了。是的，这是真的，在表层它是已经消失过去，但是在内在深层的感受依然存在。 你不知道，你的心仍然对着这些感受不停的起嗔恨的反应，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我们这个传承而言，我们不能够遗漏掉身体上的感受，因为有了感受才能时时彻知无常。佛陀清楚的说过，三法怎样那忍加地，你不能够忘失的时时彻知无常。每个当下，你都必须具足时时彻知无常。 也就是说，每个当下都必须对感受保持觉知，它是不断升起、灭去、升起、灭去的。不管你正在修的是观身念住、观身念住当中的哪一段经文，不管你正在修的是观受念住、观心念住，还是现在正在讲解的观法念住当中的这段或那段感受，感受的不断升起、灭去。 扮演着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因为没有感受，你无法进入内心深处；没有感受，你就不能达到内在深处积存的不尽烦恼而根除它们。你仅仅是在表面的层次上玩着游戏罢了。不断的观察，持续的观察着，一个人达到这个阶段。哦，这是法。 如此而已，法既不是好，也不是不好，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这就是法，这是自然的法则，心中升起的法的特性，就是这样。只有是相同的阶段，相同的目标，没有任何可以直取的。 Ivan Bikkubikabibikhu dami sudamano pasi verati panchasuni varanesu 5盖，这五个敌人，这就是一个人如何的借着不断的观察观察不断的观察着他们，而能从这五个敌人当中解脱出来，没有别的，就只是不断的观察。当贪耐在心中升起时，你试着以厌恶。 来将贪爱去除，因而你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厌恶的习性反应。无论厌恶是针对这个对象或那个对象，都没有分别。厌恶的心就是厌恶的心，唯有接受现在心中有的贪爱，就只是去接受它。因为一旦你仅仅是去接受它，你就不再是顺着旧有的习性去反应了。当这个贪爱升起。 你不是又去增加这个贪爱的习性反应，你也不是又增加着你的痛苦，你只是观察着，观察着这个习性反应原本不断增加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微弱，越来越脆弱。你不断的从这个习性反应当中解脱出来。由于贪爱，所以又产生了厌恶心，就像这样。因此，对于任何心中的不净烦恼。 你就只是不断的观察，只是不断的观察着，观察着。前几天我们曾经讨论到关于思维不净，自然会引发出一个问题：思维不净，这并不是内观 （vipassana），只是 manasigra 思维，只是开始在理智的层次上思维。某人沉浸在这种性欲的冲动里，这个人无法再想到其他，只有这个美丽的身体。 哦，多么美啊，真漂亮！因为这样而疯狂，所以试着给这个人正确的思维吧。你到底因为什么疯狂呢？究竟这个身体是什么呢？看看这个身体是什么吧。这只是引导他，帮助他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当正确的开始修内观，所有的嗔恨或厌恶都不应该产生。你不应该对丑陋或美丽的身体升起嗔恨、厌恶的心。 身体就是身体，不管它是什么，你只是观察，你只是观察着，感觉身体里边不断升起、灭去、升起、灭去的感受。你将从对这个身体的欲望当中解脱出来。然而，如果一个人是这般的沉浸在性欲的冲动里，不能够观察着感受，不能够观察着内在的实相，这个心就会仍然一直被这个不尽烦恼所压制、击倒与束缚。 其他的不尽烦恼也是同样的，所以当那些不尽烦恼继续不断的压制着你时，第一步就是开始给予一个正确的思考方向，至少在思维的层次上，你开始遵循这个路线的，再来才开始做内观的修行，不然你还不适合来修内观。所以接着要了解到，当你开始修内观时。 yatapuṭṇyāna dasanām y a t a 此刻不管发生什么事，dasanām 你只是观察着它 n y n a 你了知不断升起灭去的智慧，观察着。以这个智慧，你必须只是观察着，只有这样，不做别的。你既不试着去推掉它，也不试着去保留它。即使它真的是好的，你不要保留它；即使它真的不好。 也不要试图去排斥它也 a 不得不加 ū t 只是对它保持觉知不加 ñ ñ 一对无常的了知，这就是一个人开始走上能够达到完全解脱、达到最终目标的道路了。当然，最终的目标是相当远的，这是非常正确的事实。然而，不管这条路是多么遥远，每条路的开始却都是从第一步开始的。 之后，当你走着每一步正确的脚步，在这个正道上，你将一步接着一步，一步一步的接近最终的目标。所以，你所做的点点滴滴，只要是在内观的路上，没有一丝一毫是白费的。即使在这个路上，你只是走了几步路，利益是属于你的，没有努力会是白费的。努力一点，就能得到一点利益。 更多的努力，你将从他得到更多的利益。在这个路上，不会有任何努力是白费的，只会从当中得到利益。所以，不会因为最终的解脱是如此遥远而感到沮丧。一步接一步的，你已经在这个正确的方向、正确的道路上走了一些步伐，你越来越接近这个最终的目标了。 无论这个终点是多么的遥远，如果你已经走了一步，你是一步的接近；如果你已经走了十步，就是十步的更为接近。而像这样一步接着一步，一步又一步，总有一天你必定能够到达最终的目标。愿你们每一位都能善用现在在这里的这一段时间，利用这里的环境设备，好好利用这个这么好的技巧方法。 对这个方法，这个觉悟的佛陀亲自教导的方法，好好的了解，并且继续不断的走在这个正道上，一步接着一步，尽可能的试着不要忘失的时时彻彻无常，不要遗漏的身体上的感受，不要忘失的明了不断升起、灭去、升起、灭去的智慧，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 你身体所做的任何事情，除了当你熟睡的这段时间以外，试着去保持觉知，保持时时彻彻无常，三不怎样，三不怎样，三不怎样。为了你自己能更好，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为了你自己的解脱，愿你们从所有的束缚、所有的痛苦当中。 解脱出来，呃。